第二部分第六到十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。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：您的网上书店开业以来，销量和好评率一直很稳定。您还开有实体书店，我们想知道您是怎么与书结缘的？与书结缘是从少年时代开始的。 那时家境贫寒，新书买不起，就打旧书的主意。八十年代初，小镇上有租连环画的摊子，一分钱、两分钱就可以租看一本。我整天坐在小板凳上，慢慢品味，这种美妙的享受让我对书十分有感情。上学以后，我周末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书店。那您最开始开书店和这份书缘有关？是啊，那也算是我人生一个小小的转折点。那时我在南方打工。 一个老乡知道我喜欢看书，告诉我去废品收购站可以买到非常便宜的旧书。我由此得到启发，决心开二手书摊。您后来开了实体书店，卖的也是二手书吗？对，我的书店不卖新书，只卖各种门类的二手书。这样一来，在售价上就比较有优势。当然，也不仅仅是价格优势，许多早年出版的书在图书城是很难买到的，而在旧书店却有可能淘到。 您对深圳的状况很熟悉，能不能给我们说说那里古旧书的情况？大家都知道，深圳是一座年轻的城市，是中国改革开放建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。深圳的古旧书市场并不是很理想，这大概与这座城市的年龄有关。但深圳二手书货源却相当充足，这也给我开设实体书店提供了帮助。如果我们把古旧书仅仅定义为， 多少年多少年以前的老书，那深圳的货源的确是个大问题。但如果把二手书都当作旧书来经营，深圳的货源充足到一听到有人打电话让我去收书，我就头痛，因为收回来没地方放。店租实在涨得太快，这也是我经营中最大的难题。感谢您给我们讲了这么多有趣的事情，衷心祝愿您的书店越办越好。六。 男的是怎样与书结缘的？七，男的在南方打工时发生了什么事情？ 八，男的开的实体书店有什么特色？九，深圳是个什么样的城市？ 十，关于男的，下列哪项正确？